อนเช้าเวลาตีห้าเวลานี่เป็นเวลาที่สู่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ด้มากที่สุดเราก็พักผ่อนเรานอนกันมาสดชื่นดีละร่างกายที่ใจไว้สุด 空之境，那被它空之境，就我们保持正常，得嘞。早上五点，跟每天一样，给大家讲一讲，说一说。这个是我们讲的，你在你在。 我们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有身有心。让我们的让我们的身有觉性。 让我们身有决心，让我们心有决心。不让这个身去迷，都不让这个心去迷。问题在身上的和问题在。 心上的是一个问题。上班呢，跟平常一样，他吃饭、睡、睡、睡、睡，他睡不着。我们身体上都有同样的状况，这儿痛，那儿酸。 温泉。事情各各类，从恶从恶，从勇从懒，从贪从智，从威望，从厌倦，都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หมือนกัน。心心念上都有贪嗔痴爱欲妄执，很多种嫉妒都有这样的。

มีกายมีใจพูดภาษาธรรมดาแต่พูดภาษาทำทั้งหมดก็มีรูปทำนามทำ我们平常话讲就是有身和心，佛教的名词就是名和色。รูปนามทำรูกทุกนามทุกูโลกนามโลก 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โลกก็หนาว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น้ำโกรธโลกหลง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ไม่โลกไม่โกรธไม่หล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มด。身体上的病都是一样的。刚才讲，不管温沉、腰酸、背痛，或肚子饿，吃饱了，然后再说吃饱了。 一样会去厕所排泄掉，都是一样的。那么心念上的贪、嗔、痴、啊、执着、嫉妒、怨气，也都是一样，每个人都一样。老妹，看你这面，看起来好像蛮狂的，看起来好像老狂妄。 来，一这个就是这个身的心，我们都一样可以用它啊来做好事啊，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可以用它来寻求一条离苦的路，就是它这个身。 的这个心，方便你去培养心，方便你去培养心，甚至于说，到自己，甚至于说，到别人，甚至于说，到别人，那方便，出现的改变，心，也包括到自己，也包括到别人，都一样。如果你的身和心啊，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不光对自己啊，这一生。 有意义，而且对身边的人也有好的影响，也会度更多的人。如果你的身和心做的是啊，老张用的词是坏事，做的是不好的事、坏事，那么不行，不仅对自己有害，也会害到你身边的很多人。 กสิบกว่าล้านคนคนจีน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คนแต่คนในโลกนี่กี่หมื่นกี่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หมด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คน มาเริ่มต้นที่ตัวเราทุกคนต่างเริ่มต้นทำความดีมันก็สงบร่มเย็นร่วมกัน泰国人，泰国国家的这个人口很少。 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但是不管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一样有神的心。 每个人啊，都从自己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开始，通过你的决心，想的是好的，做的是好，每天熏口意都是好的，一定要。 如果我们做的是对自己的身和心有益的事情，不仅可以帮自己，还可以啊让身边的人都感受到啊这种好的东西。那么，如果你做的是…… 不仅害自己，而且绝对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啊，让他们都能感受到，哎呀，这个心念不是善的，是有贪的、嗔的、吃的，身边的缘。 现在，现在整个地球都太热，因为现在的整个地球的地球上的人的心都是热，太热太急，所以整个这个天气地地球的这个气候变热变暖。 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凉的、凄凉的，这个整个地球的气候也会变得凄凉，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菩萨告本地，当蒙尊菩萨母，尊尊菩萨母，一切菩萨尊菩萨母，菩萨观禅，轻浊观愚，菩萨观寂，妄观了。 我们平常，嗯，活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年纪，了，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在看别人，你有几天是在看自己的？那么，通过豆腐禅的修行，每天都回过头来，好好的看自己。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 每天回过头来看自己保持觉醒的话，那么这这个世界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现在，不常拜，是自己变不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是对自己有害的。刚才讲过这个有害，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也是对别人有害的，一定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地球。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好好的看自己，啊，好好的认清楚自己。

自己看到自己，认识自己，学习自己，这才是一个禅修者或者一个修行人要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是好的，说的是好的，啊，一切听的也是好的，身口意都是好的，身口意都有觉性，都能回过头来看自己。如果我们 从动产学员开始做起，然后感得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在声口意上，啊，是在自己的声口意上下功夫的话，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世界将会是那么的美好。光路， 从现在开始，从当下就开始，让自己迷的部分不要再迷了，让自己贪的部分不要再贪，让自己整天会生气的那颗心不要再生气了，啊，让自己。 记住别人的心，不要再有了。等等很多，从现在开始，从自身做起。网上用词是改过自新，因为我们有决心。我们现在有决心，我们知道怎么觉知的，改变自己，彻彻底底的改变自己。从现在开始。 สวดมนต์ิวัดพิธีวัดเป็นศาสนาพิธีสองคนไทยก็มีมหายางก็มีเทรวาสก็มี พิทศาสนาก็มีอิสลามอินโดมีศาสนาพิธีของเขาศาสนาวัตถุมีวัดอาอาราม มีพระพุทธรูปมีวัตถุต่าง ๆที่อยู่ในวัดอาอารามอย่างสลากติวิหารนาม เห็นแล้วก็รื่นาจศาสนวัตถุ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คือคุณธรรมที่อยู่ในชีวิตของคนมีสี่อย่างเนี่ยศาสนาพิธีศาสนวัตถุศาสนบุคคลอาจจะ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ส่วน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ลย มีสติมีเมตตาตุณามีศีลมีธรร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ยาวไหมยาวไหม ใ้คำศาสนาวิธีระดับนะ มีอยู่สี่อย่างสาธาบุคคลองค์อง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มีสี่อย่างศาสนาพิธีคือไหว้พระสวดมนต์สวด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ร้านสมมาสมุทโตพระกวาฝ่ายรัฐพิธีทางเทรวาส Sa thân thi đăng ma đăng ai tô ni tô ni tô Nó cũng là a ni tô hô chứ Thế là môn tâm văn để tính sát a ni tập bút rồi Đó là bây giờ vậy đó À sống mà sống với tô mốt tô Cứ thử bao lãng về tiêu Sa thân thi Sa thân vô thuộc หลวงพ่อให้เพิ่นแปลทีละอันก็ได้ครับให้เพิ่นแปลทีละอันก็ได้ครับแปลแปลตามทีละออาไม่สองหลังเลยสามทึฏฐเป็น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ของเรียกว่า ในในศาสนามันมีสี่อย่าง มีศาสนาพิธีก่อน คือพิธีกรรมเนาะ พิธีกรรมหนึ่งแล้วก็บุคคล แล้วก็วัตถุวัตถุคือวัดวาลามสิ่งก่อสร้างสุดท้ายคือ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คือธรรมะที่แท้จริงเนี่ย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ธรรมะธรรมะนี่เป็นสิ่งเดียวแต่อีกสามอย่างเนี่ย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ด้ธรรมะที่เป็นสิ่งเดียวแต่สามอย่าง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ด้ธรรมะเนี่ยเป็นตัวเดียวกัน แต่อีกสามอย่างแตกต่างกัน宗教佛了四种 一个是阿赖耶，我们外教阿 p p t 第一个就是形式上，表面形式上的东西。刚才老张就念经给大家听，拜佛念经，念泰国的念法，然后又念一下我们的阿弥陀佛的念法。那第。 ศาสนาบุคคลเช่นพระจะมี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ถือต่างๆกัน第二就是会有出家人会有在家人会有比丘会有比丘尼会有优婆塞优婆夷第二第三แล้ศาสนาวัตถุคล้ายๆวัดวาอาดามสิ่งก่อสร้างจะแตกต่าง这个寺院 大楼、小楼、大殿、小店，啊，这些啊物质上面啊。第三、第四。阿弥陀佛。好，就像他养四羊。四样。是，刚才讲了：一、形式上念经啊、拜佛；二、一定要人啊，出家人、在家人。 就是寺院、大殿、小殿，那么第四，最重要、最重要的第四，就是一定要有真正的法，要知道真正的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法。那么其他三种，师父啊，又给我解释一下，其他三种都不一样，每个寺院都不一样，对吗？每个寺院的建筑不一样。 每个寺院的出家人不一样，每个寺院修的法门不一样。我最重要的是一个法是一样的，真跟只有一个。嗯。早上从上班的时候，早上不管早上几点上，那么都跟着我。 那这个，那么这个刚才讲的法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讲的真理是最重要的。老常讲到这个东西最重要，是因为心。 最重要啊，又讲到了在中国，在大乘佛法里讲的是见性啊，讲的是慧大师讲的是见性啊，心性、见性、佛性。嗯，个老和尚还是见。

是后来的，是后来的，我们的本来的一面心啊，是清净的、干净的啊，本来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些贪嗔痴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不断的加进来的、添加进来的啊。 ปกติเหมือนกับบ้านของจิตปกติเป็นที่อยู่จิตมีความปกติเรียกว่า จิตเดิมเลยถ้าอารประกบมา ที่มันยอมมาเช่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าการปกะอย่า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 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นี่ย 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来的这一面心是非常非常清净的，是能知能觉非常清净的这一面心。那么，随着这个大家学习的不一样，接触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不一样，就开始。 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还是很善良，有的人变成了非常的可怕，大家要清楚这一点，他们是后来的，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爱欲妄执，因为我们去执着这些，他才跑到了我们的已经很清净、已经很干净的。 这一心上，它是可以拿掉的，它是可以去掉的，它是可以，我们是可以远离它的。我们让觉醒变成我们身的主人，变成我们心的主人。

不要让那一念放不下的执着，把我们害死。 我们会生气，也能做到不生气；我们会迷，我们也能做到不迷；我们会执着，也能做到不执着。一定要让决心做这个身和心的主人。 เราก็เราก็พร้อมที่จะทำได้แล้ว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ผิ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ถูกได้ทุกชีวิต 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ความไม่โกรธได้ทุกชีวิต นี่เป็นการมนุษย์สมบัติอันทำได้อย่างนี้ ปฏิบัติได้อย่างนี้ ให้ผลได้อย่างนี้เรียกว่า ปฏิบัติได้ให้ผลได้ไม่จำกัดการตามพระธรรมคำสอน 我们这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今天是第五天啊，今天第五天，我们现在都有一些觉醒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到让自己以前很容易生气变成不生气，让自己以前很贪心，那么接下来就不贪心，让自己以前啊很执着。 接下来就不执着。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这样的能耐了，啊，那么大家试一试。造业，也是你自己的造业，以后以后你自己。 要受这个果报，那么啊，修功德、修福报也是你自己在修功德、修福报啊。那么以后你也会有这样的功德啊的这个呃一个回报，意思就是好的也是你做的，坏的也是你做的，跟别人都没关系。嗯，然后。 รู้กา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กิดขึ้นมาได้ในโลกนี้พวกนักธรรมคำสอน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ความออกจากทุกข์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ปฏิมิตพานนี่คือคำสอนมาทำตามลองดู如果就是因为知道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佛陀才出世。 佛陀在示现给我们看，一幕一幕的示现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实实在在跟着佛陀的脚步，好好的走下去。阿弥，阿弥，弥勒， พุทธคยามา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 อยู่มาจากพุทธคยา มาพาลาสี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เวลานี้นะในโลกวันนี้เมื่อสองพันเกือบ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กว่าปีที่ผ่านมา ตอนสมัยพระพุทธ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อยู่ ตอนนี้ท่านคงกำลังเดินไปสอนธรรมอยู่ มันต้สองพัน คือ หลังจากพระพุทธท่านตัดสรูแล้ว หลังจากตัดสรูแล้วอาจารยะเดินไปสอนธรรมวันนี้นะในช่วงช่วงวันนี้มัง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มาเดี๋ยวนี้กำลังจะเห็นสารานาสีมา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ในวันขึ้นสิบห้าเดือนแปดเนี่ยเป็นวันที่แสดง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มา นาประกาศตำดวงมีผู้รู้ตามได้ไหม เอาคำที่ผู้เจ้าตัดสินที่จริงถ้าเอาเวลาจริงมันมันเกิน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คือปีแรกที่ตัดสรู้อ่ะ ปีแรกที่ตัดสรู้พอตัดสรู้เสร็จท่าน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ญจวัคคีรู้จักไหมปัญจวัคคีคือห้าคนแรกที่ที่ที่ถูกสอนนะนะอันนี้คือหลวงพ่อ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ว่าวันเนี้ย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มื่อ ร5 0 0 กว่าปีก่อนนู่นกำลัง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สอนปัจจวัคคีว่า2,500 ปีที่แล้ววันนี้ จากพุทธคยามาพาราสี270 กิโล 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กำลังจะถึงแล้ว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เนี่ย แล้วก็สอนธรรมะแก่ปัญญาที่ ปัญจวคคีรู้ตามเนี่ยถ้าถ้าจะมองไปทางโน้น 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悟道以后，从佛陀悟道的那个菩提树下，走到无雨秋待的那个地方。 我知道讲什么？他老人家说七十多公里啊。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坐在五比丘前面，给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东西。 ต้องศึกษา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ให้คนอื่นทำแทนไม่ได้ ผู้ปฏิบัติต้องทำ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แล้วปฏิบัติได้ให้ผลได้มันหลงรู้เนี่ยลองดูซิเป็นเราดีทำตามลองดูเนี่ย่อ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是自己先知道这一切，然后 佛陀才走了七十多公里，去告诉无为求，然后接下来又度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法，什么才是真理，你才能去告诉身边更多的人。 告诉别人来看，就是这样觉知的，就是这样有觉醒的，知道自己的心。

现在讲的这个觉知，我们现在一直讲的这个觉性，就跟佛陀两千五百年前啊成道时的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大家应该清楚。那个是人。 我们可以觉知到 <coughs> 自己，觉知到自己的贪，觉知到自己的嗔，觉觉知到自己的痴，觉知到自己整天在迷，觉觉知到自己整天在执着。咩嘢叫放破？

保持觉性，觉知，保持觉性啊。那么贪心来了，不跟着他贪；嗔心来了，不跟着他吃；执着来了，不跟着他执着。这就是佛陀教大家的。僧钵、僧足，不是个、不是根。从没路，可以是话，变成根，变成根，同他们。僧钵，它没缺；僧足，它没缺。 心念没有恒常，没有权去捏、去举、去持，这是“我”、“心是无常的，迷也是无常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身心应该没有一个“我”在生气，在起身心；这个迷也是无常的，也同样没有一个“我”在迷。 ในการสอน เราก็เรียนรู้ตามพระสูตรต่างๆว่าย่อลงมาเป็นอุปทานขันธ์ทั้งห้า เป็นตัวทุกข์ขันธ์ทั้งห้าคือรูปคือเวทนา สัญญาสังขารวิญญาณ ไปยึดว่าตัวว่าตนสิ่งใดที่ไปยึดว่าตัวว่าตน 我们的五蕴，身体上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我们的。我们都知道，学佛人都知道，色、受、想、行、识不应该有一个我在里面，可是还是把一个我放在色、受、想、行。 然后跟着色受想行识，没有我的色受想行识去执着，整日整夜的在执着。那我们再想，再不济，问大家，啊，肉是欠哪？肉就是身体，它欠哪？比丘自今问过佛陀，啊，这个，啊，我们这个身。 是永恒不变的吗？งานไม่เที่ยงมันไหลอยู่เรื่อยเวลานี้ก็เปลี่ยนมาการเวลาก็จินไป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อย่างของตาก็เจ็ดสิบกว่าปีแล้วมันไหลมา 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ไห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นั้น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คนปัญญาก็ตอบว่าสิ่งไหนไม่เที่ยงสิ่งนั้นเป็นทุกข์สิ่งไหนเป็นทุกข์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 佛陀回他说：“是无常的，不是永恒不变的。”网上说他自己现在七十多岁了，这个身体已经变成这样了。七十多年前，他一定不是这样。的。 持这个无常，然后离苦，从无常里面看到苦，然后离苦。การจะชีได้ฟังเรื่องนี้คนจะรู้ตามไปจนพระองเทศ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จักรวัตสูตรทางที่ควรประกอบทางที่ไม่ควรเดิน 然后，我所有讲到的苦和无。其实刚才讲的无常里面就已经讲了苦，且苦里面是无我的。我陀跟吴米丘讲了无常、苦、无。 当时，他的那个、他观念的三拉、他的三拉、他的第六次差，都排都排都排了呀。佛陀在国提树下六年，没有一本书给他看，没有一本经书拿来看，没有一个老师以告诉他。 我们现在呢，啊，把经书，把学佛的书，变成了我们心。这样，观想那个，如来， <coughs> 如来，如来，如来，佛教的常嘛，观禅如来，如来，或者观禅如来，如来，如来。 แล้ว่ยเลยเรียกว่าปัญญาติก็ตะโกโกนตะโยปัญญาติคือเร็วรู้เร็วหนอรู้เร็วหนอรู้แล้วรู้แล้วนะมันก็รู้กันเดียวกันไงเรียกว่า ดวงตาเห็นธรรมก่อนใครในโลกเตืออยาญาปัญญาเนี่ย 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เที่ยงที่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ย่างนี้ ไม่ใช่ตัวตนเลย 布比丘就清楚的说：“这个无常、苦、无我，真的是没有一个我在里面，真的没有一个我在里面。然后，呃，就就说知道了，知道了，刚才听见了吗？罗列，卢列，知道了，知道，知道了。” 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法，跟我讲给无求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身有心，我们也会啊发现有无常，我们也会苦，我们也会认识到有个无我在里面。 然后我们也要去觉知，我们也要保持觉醒，这是跟佛陀当年教无比丘的一模一样的。善萨阿毗陀，阿毗提，给玛提朗，阿他萨曼那诃，安乐班。啊，呃，之前讲的四种嘛，这个物质上的大便、小便、大雄宝殿，这些都是后来出现。 还有所有的佛事念这样念那样，嗯，超度要这样，什么要那样，我也不太懂，不太会分。啊，这都是后来出现。佛陀第一次讲给无比丘的，就是跟我讲给，东周禅学院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应该离苦，你应该远离嗔心，你应该远离执着。就不用别人告诉你，你坐在那边，我们也看不到你是嗔心起了，还是念头来了，还是坐在这儿挺苦的，别人都不知道。你只有自己靠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天，那咱们去了了。 所以不要去相信任何人讲的话，你就实实在在的做，实实在在的修，实实在在的看自己。你自己通过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修，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เราไม่สติยกมือขึ้นดูจะเป็น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ถ้าเราหลงก็เป็นของหลง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ใครช่วยเราไม่ได้ 我们手拿起来，有觉知，有决心，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能否觉知？那么这手拿起来来的这个念头是嗔心、痴心，执着的心。别人不知道，谁也看不出来。你坐在那儿，贪心起来了，谁也看不到。你坐在那儿，正在执着某一件事情，谁也看不出来。坐在你的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 那么你只有自己帮自己，你也只有你自己觉知到你在执着一件事情，你的嗔心、又起来了啊。那么通过觉知，然后马上不要跟随，马上不要跟他在一起，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什么我都懂，什么我都懂，อะไร我都明白呢？明白我就是啊，对吧？他妈明白我就是啊。决心是超越一切的啊！有了决心，贪心来了知道，嗔心来了知道，啊，昏沉知道，腰酸背痛知道，决心都知道，啊，知道了不跟他在一起。 嗔心来了，知道；嫉妒心来了，知道；执着心来了，知道。来了不跟他在一起，这是觉醒最好的。那么这个觉醒是超越一切的。你干哪样干？慢了，但当干干。你刚跌过来，来，就推过来，来，把生命我们呐。 เช่นพระศิทธะอาจจะคิดถึงปินพาคิดถึงลาหุนคิดถึงสอสนองกำลังนายเราคิดไปกลับมาสมานี้เราเบื่อหน่ายขี้เกียจก็เห็นมันอยากเป็นคนที่เกียจเห็น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นี้ที่ว่าผ่านไป มีความที่เกียจ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มีความขยันเกิดขึ้นรู้สึกตัว 有，一样的一样的佛陀，嗯，乞达多王子，还没有成道前，坐在菩提树下，一样会想念他的妻子，一样会想念他的儿子，啊，一样会想念家里的事情，啊，一样会有嗯，真心期待。 一样会有执着一些事情，一样会有散乱的心，一样会有无聊无机的状况出现，啊，一样也会腰酸背痛，跟我们一样，啊，那么就是知道了，不理他，不跟随他，又知道了，啊，不跟他在一起，啊，又觉知道了，啊，不跟着他跑。 อย่างคำถาม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นักปฏิบัติ มัน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ใช่ มันก็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ตัวใครตัวมันอยู่บางทีมันคิดแต่หัวเราะบางทีมันคิดเบื่อบางทีมันโศกมันทุกข์มันรู้มันไม่รู้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นักปฏิบัติ每一位诚信者学员出现的一些情况。 就像昨天我们小餐中问问到的，有的人会笑，有的人会哭，有的人腰酸，有的人胸闷，有的人头痛，这都是因为你的认真修行出现了一些正常的状况。啊，通过你继续觉知当下，综合体，自然的、轻松的觉知当下的综合体，过几天都会消失的。 เราก็มีหลักอยู่เวลา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ก็ตามเข้าหาหลักไปรู้สึกตัวเอาไว้ อาศัย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ช่วยถ้ายังไม่เย็นกลับมาจับนิมิตตัวนี้ไว้อะไรมันเกิดขึ้นให้รู้สึกตัวยกมือขึ้นมันกลัวมันกล้ามันเบื่อมันเจ็บมันทุกข์ให้รู้สึกตัวแต่เนี่ยเป็นหลักของขอ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มันมีตรงนี้ต้องรู้จัก他的技巧 它的关键就是在这儿，啊，来了，想念家里的人，来了，啊啊，懈懈怠、散乱，来了，昏沉、腰痛，马上知道，知道了不跟随，啊，觉知道了不跟他跑掉，啊啊，觉性提起了不跟他正视在一起。 这个讲那啥呢？这个材料研究，它它涉及到呢，讲刚才那一些，问题可以参详。有些问题没得参详，可以。我อาจจะ讲讲，但是呢，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体会。 可以不用提问题，也可以。如果你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去觉知，提高你的决心，让你的决心强大，那么所有的问题自然而然都会解决。但是不是不想在今天下午还是晓得。 这是听波声呐，这是在修观，如实的看到当下，的每一个实相，啊，如实的看到事实是什么，而不是啊在修止，在修什么它，而不是去执着那一种平静和清净，待在那个清静的状态里跑不出来，而不是那个，那个是不易哭的。 เคยเป็นสอนทำที่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คโปร์สอนแบบนี้แหละสอง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มาสอนนี่ทำไมยากเขาปฏิบัติกันมานั่งสงบมันสบายมาสอนยกมือมันปวดมันเมื่อยมันยาก 好像去曾经去过新加坡去交通中心，到了那边，那边的居士说：“哎呀，这个方法呀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他太累了，腰酸背痛，一点都不舒服。那我们以前修的呢？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坐在那里。” 舒服啊，好清净啊！这个太累了，太难了，我学不了。老阿僧尼，僧尼开演如约法闻纳呐，那非之戒开演如来约法闻纳，密，是不难诵诵。老上师回答说：“我教给大家的是一个。” 勤快的人，一个勤快的人，一个想要辛勤耕耘的人，才能学；一个懒惰的人，真的是学不了；啊，一个不想离苦的人，也学不了；一个只想在清净里过一辈子的人，在某一种清净的境界里过一辈子的人，是学不了。我教给大家的。 是觉知和觉醒，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เราไปถามเขว่าควรอยู่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นั่งสมาธิมันก็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มีอะไรแต่ว่าเวลาคนออกจากสมาธิแล้วจิตใจก็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กำลายควา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ไหมจะ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หม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หม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 然后马上又问那个人，意思是说，嗯，你闭上眼睛，安安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修身无他，修禅定。 那么，等你从禅定里出来的时候，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你还会生气吗？那个人笑了笑，好像会。老亮说：“不是好像会，是一定会。”因为你的贪嗔痴并没有离开你，你只是拿着一块大石头压在了草上面，把草给压弯了。草还在吗？还在。 啊，贪，洞中禅是什么？洞中禅是贪嗔痴全都没有。如实的关照你的贪，如实的觉知你的嗔，如实的看见你的痴。当你如实的看到它，不跟它在一起的时候，你剩下的只是觉知、觉知、觉知、觉知、觉醒、觉醒、觉醒。